锵锵三人行，今天这个大家都穿上了好衣服啊，尤其是小田啊，这个特别是红与白，因为呢，这个继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啊。 庆祝十五周岁生日之后，我们又迎来了马老家辉的五十岁 <laughs> 诞辰。我，是是叫诞辰吗？生日是吧？敏敏诞，敏 <laughs> 诞，敏诞，五十岁，半百之年呢，家辉。突然我发现，你把你稀疏的前额哈盖上了。很好啊，很好啊，我觉得半百半百之年是很好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嗯，我呃生育以前一个礼拜，我还写了信给我们特首梁振英啊。 我建议我生育那一天列为香港法定假期。 <laughs> <laughs> 他当然没回我哈，他一定当我发疯了。可是我觉得说这样给自己鼓励。但是但是还有一个，你的面子可很可以得到满足。我知道这个马博士啊，这个曾经专门研究过李敖，对吗？我们也很有面子。李敖说是这说说我要给这个小马啊写一幅字，写一幅字，他说通过谁来转交呢？他就打听说香港哪个节目这个。 味儿大是吧？后来他们说呢，就强强三人行。 <laughs> 然后呢，李敖特别从台湾把这个给这个小马哥写的这幅字啊，通过我们节目的人呢，当面转交给你。哎呀，太少了，咱们咱们鼓掌啊！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，最近李敖大师好像体力不太好， <laughs> 这个字写的比他平常我觉得软一点。但是小清新现在哎，这个这个我们来看看，呃，观众可以分享一下啊，咱看看。 他这个你，他这著名，你看这是半集句的这个诗，就头一句是李贺的诗，第三句是欧阳修的诗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无情女子最堪怜。哎，这怎么像写给小强的？ <laughs> 然后呢，君才自与鬼神斗，就说你的这个才才子啊，你跟鬼神斗。那了你看，任何时候忘不了吹他自己，我扮鬼神三十年。 所以就送给你，那这是李大哥送给我哈，非常谢谢李敖先生，李大哥哈，他也跟我通了个电话哈，他怕我看不懂解读， <laughs> 因为他特别打来说，佳慧啊啊，因为我以为他打错电话，他最近可能有了一些年纪哈。 不太懂用手机，经常按错了，好几次打来这我这边，他找窦文涛这样，我说我是马家辉这样， <laughs> 这次我一听，我说哎，李大哥你又打错了是吧？他说不是，我找你小马是吧？他特别讲说里面有一句有四个字，只有我懂，只有你懂，别人不懂，就是无情女子。 因为啊，特别跟三十年有关系的。我第一次见李大哥，就是三十年前，二十岁，我去台湾访问他，拜访他，跟他。那无情女子是哪一位呢？呃，无情女子，他就说不能讲了，因为他有一个，我有一个。当时呢，我跟他交往，我跟他交往，我就那个呃。 跟他呃吐苦水嘛，讲了男女关系啊，什么交女朋友啊，被抛弃这个那个，所以呢，他就引用，你知道文人啊，用用典嘛，用典有典故的嘛，然后所以说三十年就刚好是三十年，他想起了三十年前，你给他倾诉女朋友，他被女朋友抛弃的往事，对他也跟我倾诉了他的往事，然后所以他说家辉。 这四个字别人不懂，只有你懂，只有我懂。我觉得很细心啊。你就从这儿看出这个李敖多会做人，嗯，这心细如发对对，细心用心。那马博士，如果说现在让你来回忆这三十年前的这个女子的话，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我记得她当时的样子哈。我现在当然是不堪回首嘛。她现在你也不必记得她今天的样子。 <laughs> 对我曾经试图想象一下哈。 后来我就想不下去了哈，那一定是跟每一个女人都一样嘛。但是到了那个年龄，我发现马博士到了半百，刚才说哈， <laughs> 头一个问题呢就是问这个小田儿哈，说小田你喜欢大叔吗？当 <laughs> 然小田的生日最近也快到了是吗？ <laughs> 小田，小田二十岁的生日最近快到了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哎小田你回答一下马老的问题。 我喜欢大叔吗？我觉得这个，呃，首先呢，就是因为是马博士来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很高兴马博士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， <laughs> 我有机会来回答。那实际上，我觉得首先的话，这个大叔要看怎么样，因为这个大叔对不同的女孩子，尤其是不同年龄段的女孩子，会有不同的界定。嗯嗯。而且呢，我觉得一个女孩，她对这个大叔的感情呢，会随着她自己的年龄、阅历和她的这个境况的不同啊，会改变的。 他的意思是说，大婶不会喜欢大叔了， <laughs> 是这个意思。你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， <laughs> 等于是说他说了，就 <laughs> 说小来，我不会喜欢你。小田，你还是要抓紧，再不抓紧你就只能喜欢大爷了，大叔都不要你了。哎，我觉得涛哥你说对了，心态有改变，真的。嗯。像以前啊，谁要给我介绍什么男朋友什么的，很排斥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会觉得特别俗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有多远跑多远。现在呢，就会觉得，哎，人家是好心。 对不对？而且有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太浪漫了。那个缘分啊，有的时候这个人为的啊，怎么样子去设计一下，其实也会很美好的。 哦，也就不挑拣了，是吧？大爷都可以见一见。是这个意思，没有大爷大叔，我都跟你讲了，这个界定会不一样的。那你说家辉叫大叔还是大爷？大伯，他从今天， <laughs> 他从今天开始踏入大伯的行列。那 <laughs> 我文章，我告诉你，我前两个礼拜就做了不同的事情嘛，迎接我五十岁嘛。除了写信给特首以外嘛，我写信给内地一个媒体抗议。我看到他一篇报道啊。 呃，访问了几个心理学家，那些狗屁心理学家， <laughs> 他们解释为什么那内地流行大熟控哈，年轻女生喜欢成熟的男人哈，他举了五大理由，五个理由都是负面的，都是说，要么第一个，这个女生缺乏父爱。 一定是父亲以前很疏远，他找寻父爱；要么呢，他父爱太厉害了，从小呢太紧密了，他现在还是要取代什么？要么没有焦虑感，没有呃没没有安全感，有焦虑等等，我就很不舒服，我就写信抗议。我说对不起，你们长差缺了一个理由，就是本身大叔就是可爱，大叔有故事嘛啊，所以我刚说五十岁是太美好了，我觉得我前面五十年啊都活在错觉里面，嗯，我经常以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 比方说，我以为自己普通话讲得很好，哈， <laughs> 原来发现不是；我以为自己很会做什么事，很会写文章，原来那个书也不好卖。 <laughs> 哎，对，卖了，对，对的。这个他马老师这个五十大寿生日之际，哈，他也推出了他的新书《人渣》， <laughs> 哈哈，爱上几个人渣啊。对，宣传一下啊。对，很多，比方说我的书要卖不过梁文道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你以为自己会懂得做什么事，甚至你以为自己喜欢什么。 原来后来呢？你去尝试了，你觉得，呃，不是那回事哈。我觉得你对自我很了解，你在自在放松。但是这个你这个体会啊也很好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佳慧马老， <laughs> 我的朋友啊。 基本上都比我大十岁以上，我的朋友很少。但是我真是觉得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认识这样一些个朋友，所以呢，我都先后跟他们共同度过了他们五十岁的生日。原来是你有大叔控啊！对， <laughs> 我跟我跟你说呀，他们的体会说，男人最好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要珍惜，从五十到六十这十年，是男人最好的十年。 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就像你说的，以前活在错觉里。嗯。二十岁傻子，三十岁这你这就不用说了。四十岁正在中年危机，而且各方面压力纷至沓来，你正在分裂阶段。但是到了五十岁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都清楚了，而且你知道啊，没有什么可以再等了。嗯。没有什么可以再等了。 就是 <laughs> 到了最后的时刻， <laughs> 哎，就是你知道吗？而且呢，你的事业啊，或者你的经验呢，各个方面呢，也让你能够应付周围的这个情况。嗯，于是你真的，你只要心态做好了，嗯，享受的这十年，过去这个年轻人呢，实际我就不喜欢怀旧，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傻乎乎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他他只能吃粗粮，他享受不到人生的好滋味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比如说五十岁的男人。 找一个你这个岁数的女孩子，她才知道怎么爱，怎么享受，怎么珍惜，怎么欣赏。你 <laughs> 说起来，文涛说起来有点像吃东西， <laughs> 年轻人就吞进去，我们叫年龄呢，懂得慢慢吃那骨头，把骨最后把骨头吐出来，连渣都不吐了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最近那个赵薇的电影《致什么那个青春》，它太长了，记不清。就是说，票房。 又创奇迹哈！哎，但是我先觉得，就中国电影现在这个票房，大家又说，比如说说什么这个这个谁哪个，比如说姜文那个电影超过《唐山大地震》了，又说《画皮二》超过姜文那电影了，然后又说什么这个什么《泰囧》又超过谁了，呃，又这个又超过谁？其实不能这么比的，因为我觉得是这些年有一个大背景啊中国电影的总体票房在上升，银幕数在增加。 那票价在提高，所以实际上这个这个电影电中国电影人的好时候真是到了。现在电影的这个市场啊，嗯，好，对吧？他们就是要想自甘堕落的话，就多拍点骗人的、 <laughs> 抢钱的片子，对吧？这是还还还有一个理由是成熟了，观众要培养的。嗯，我们以前一直说那个盗版碟啊。 不好，不道德，侵犯版权，这个那个。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有那么便宜的电影，来自全世界的，甚至免费的哈。我可以看到伊朗的、韩国的什么什么片。这一代的观众养成了，他懂得去看电影。所谓懂得看电影，别误会，不是说只挑好片来看，而是说他真的把看电影当成一回事。他懂得说，哎。 艺术片，我就从艺术的角度看；商业片，我从呃商业的好玩的角度看。他愿意去花钱。中国电影啊，现在就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功夫在片外，你知道吗？这电影都像是个话题，都是聊出来的。比如说这个《致青春》，咱仨都没看过。 但是呢，我很有兴趣聊一聊。网上你看，就晒出很多。我觉得他这个角度就很讨巧嘛，一说青春，谁会不感兴趣呢？对吧？这应该是上帝给每个人的一份最好的礼物嘛。哦，你你特别感兴趣是吗？嗯，没有，我就那么一说嘛。嗯。所以说，一讲起青春，就算今天大家讲一下青春，也是马老师的生日啊。嗯。然后，哎，可以讲啊，对不对？青春虽然说没有看过这电影，但是呢，肯定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。嗯，咱们看看现在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感受，我给你们看看啊。 呃，这个，这就是中国大学的本硕博，叫做男生，你看同一个人啊，所以他们说岁月是把杀猪刀， <laughs> 知识是把剃头刀。 <laughs> 下边这个女的，哎呀，也是越长越好看， <laughs> 到最后八年博士毕业，你看都成了这样。这我觉得没有关系啊，这是他他自己用自己青春的一种方式嘛。对，你再看下边，你再看下边。 这个是我的一位画家朋友徐磊在微信上，你看，这是当年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油画，就叫《父亲》。你看他这么一排列， <laughs> 就变成当父亲年轻的时候， <laughs> <laughs> 差不多啊。你再看下边，哎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多少年前呢？十五年前还是二十年前？因为前一不久，我主持一个活动，有一个年轻人拿出这张照片，说十五年前。 你去内蒙古主持一个活动，我爸爸带着我坐在你膝盖上照了这张相，你看看现在这个孩子长成什么样了？你再看下一张，哎呦，现在都有孩子了。涛哥，我不得不说，你就像住在那个生活在冰箱里的一样。 哎呀， <laughs> 行，那接下来就不要回来了，就放这个吧。他这个男男男士哈，这个先生要好好争取那个照片。我们看到十五年前的文涛，刚也没有注意那个照片。我告诉你，一个人啊，这个眼睛可以看得多，看看得出来啊。 那时候是纯真年代的文涛， <laughs> 英文叫做眼睛里面有天使 angel 在在跳舞。现在呢，眼睛里面魔鬼啊！ <laughs> <laughs> 而且那个年代他还给男生做他膝盖大腿了，现在还会给吗？现在也会给，只是你不知道。而已。现在改娈童了吗？现在，哎，小田谈谈这个感受。 <laughs> 就是你刚才那个住在冰箱里的感受，没没听够是吧？对对，没听够， <laughs> 没听没在没在。接着这冰箱的话题。我会觉得真的，就说一个男人啊，十五年在一个男人身上留下的痕迹啊，更多的应该是内在的。我觉得涛哥以前说过一句话，其实哎，给我印象很深，而且我很喜欢。他说一个男人要对自己四十岁以后的长相负责。对。我觉得是非常智慧的一句话，啊，里面是智慧，也是责任，而且呢是一种气魄。 没错，你看我是防腐有数啊。这个，但是要说起来呢，旁边这位马爷马马大伯， <laughs> 他呀，是我们锵锵三人行最有型的男士。我的身材啊，完全就是崇拜他。我要能长成他这个身材，我我离五十还。 还远着呢，是吧？ <laughs> 我告诉你啊，等我六十的时候，我再来节目。到时候我把我那六十的身材展露一下。我五十岁就希望用十年时间去学泰拳、泰国拳，嗯，把自己每一块肌肉锻炼成那个那个最近 Iron Iron Man 啊，钢铁骑兵啊，奇侠钢铁钢钢铁侠，把它弄成这样子好。 六十岁，怎么把把脸揍揍起来？太多了吧，连二十岁的女孩子都不会喜欢了那样子。哎，咱们不如也看看小田二十岁时那样子，现现在的样子好吗？哎，我们也有 <laughs> 我我们也有小田的青春，不是小田现在还在青春期啊。哎呦，这是多大岁数的时候？十九。刚在北京上大学。嗯。哎呀，你看那个时候这个长得哈，真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让魔鬼生出一些想法。然后我我再看下边。 哎，你看这个时候有点 <laughs> 淫邪之态是吧？就在变，就在变。你看一个女孩从那个淳朴的样子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很唏嘘啊。 <laughs> 你再看下边，哎，怎么区别不出来？这是什么时候？ <laughs> 这是你生的女儿吧？不是，不是，这是那个香港迪士尼开幕那天，哦，人山人海的。我们再看看。 嘿，哎呦，北大毕业，这是挑给你看的。我知道你对那个地方肯定会很有感情吧？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 <laughs> 好，哎，确实是让我觉得很温馨啊！哎，小田儿真是，所以你看，女人对青春，你觉得女人的青春比男人更值钱是吗？当然不会，更贵重，当然不会，人人平等。我觉得青春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这样子，爱情、奋斗两大主题。 仅此而已。可是为什么女人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时候特着急呢？会吗？很多怎么样子着急？可能那可能是因为女人啊，对男人多少呢会有一点没有信心，就会嫌男人，会担心男人是不是太肤浅。那么过了三十以后啊，她就只会看什么外貌啊，那种年轻漂亮啊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会觉得呀，我的美啊什么的，是不是不是那么多男人有这个能力可以欣赏的？所以说是替男人着急。 嗯，哎呦，我觉得这也说， <laughs> 我觉得小婷不用太担心哈。男人不是肤浅，男人最大的毛病是贪心啊。所以你到就像那句老话嘛，你男人到了哪个年龄哈？有人说什么十九岁男生还是爱十九岁女生，二十九还是爱十九，对不对？那句老老笑话，嗯，五十九岁男人还是爱十九岁女生，可是这句话不一定全对。 因为一个老男人啊，他爱年轻女生的时候，不表示他不懂得年纪少大的女生的美好的部分。三十岁有三十岁的美，五十岁我老婆比我大的，我从年轻到现在，我都我都只爱年纪比我大的人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觉得他们那种成熟我妈比我爸也大大大三岁，女大三抱金砖，你妈在，我妈现在这个。 偏瘫在床啊、 <laughs> 那我改天去拜候一下。对对对，那那个。取广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说什么大叔控啊？其实啊，不是个多么多的现象。就是你知道，人们说起来，比如说年龄相差大的这种配合啊，可能比我们父母的时候稍多了一些。嗯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他在总人口当中啊，还是个极少数。嗯。大部分情况下，岁数相差不太大的。 呃，也就是说，我跟各种年龄的女孩，我都这个有所了解，是吧？了解，我觉得，哎，真的能够说跟咱们年龄相差很大的这个小姑娘，能够跟咱们好上的，这她要有慧根的。嗯，她一般的那个年轻女孩子，二十岁的女孩子，那能跟我聊天吗？ 你根本就觉得他是个就是不靠谱啊，那玩意儿完全不靠谱。我倒是觉得呀，刚才马博士讲很多男人啊，有一个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贪心哈。你要我的感觉是什么？我觉得很多男人有一个问题就是骄傲。嗯。他会觉得啊，又说我呢？没 <laughs> 是没有。 <laughs> 真的，我觉得男人他的这种骄傲呢，实际上当然也是他的一种清高，一种这种自我感觉是无敌良好。所以说呢，对很多女人的话，他是会不屑去发现。 嗯，你知道会有这种感觉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会觉得，哎呀，好像就很沮丧，觉得哎也没有女人会懂我，那还不如找一个年轻漂亮的，就会这样子。嗯，这种骄傲加懒惰，就会有现在很多这种大叔控的这样的现象。我很重视心灵的交流，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我觉得太年轻的女孩啊，真正像找了五十岁的男人的，为什么在我们朋友当中也不多？嗯，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啊。 这个东西是，他是人中龙凤。如果二十岁的女孩子出来一个，她能跟六十岁的男人一起生活呀？这个女孩的情商啊，你注意看，很好的。就她那么年轻，对，那是。能跟这些。说过的一句话，她说：“呃，对付聪明的男人。” 需要一个愚蠢的女人啊，不对，对付愚蠢的男人需要一个聪明的女人，对付一个聪明的男人需要一个冷静的女人。嗯，实际上就是指的情商。我是我是比较乐观，怎么说呢？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你说贪心的男人、懒惰的、骄傲的都有。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公平，你是什么人都会碰到什么人。嗯，你是什么人都会找到什么人。不管你真的是用语言、身体、眼神种种的缘分哈。 总会碰到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对，但是呢，这基本上有阴阳两大类， <laughs> 有一大类呢是就是天作之合，特和谐的，他会碰到；但有一大类呢也是一对儿，那叫冤家，他们也会碰到。但是呢，他们碰到的方式啊是斗争。嗯。但是这个斗争啊，就是他们的爱情。哎，我在我的朋我的朋友。是革命战士吗？对对对，他是好像有这两种类型。 对啊，可是说回来，年纪越大，到我啊四十多，从我从四十五岁以后，这几年发生了一个变化啊，什么变化呢？我发现越来越多男生喜欢我， <laughs> 年轻男生，啊。好多越来越多年轻的喜欢啊，年轻的喜欢你的身材，年轻的男孩子不是那种喜欢，是真的喜欢，就过来啊， <laughs> 你看到跟我讲话，跟我什么？啊，那我发现啊。 后来发现他们很多是 gay，或者说有那个呃呃，他们原来是大大叔控，就像他喜欢跟年纪大的叔叔 <laughs> 交往一样，经验的大叔控，他是挺帅的，你觉不觉得？是很帅，很有型。大陆男的不容易弄成他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那 <laughs> 是香港的男。像我早两个礼拜去死山温暖酸酸暖。 怎么在那边没穿衣服嘛？怎么一抬头一群男生围着我，哈哈哈哈好像要把我吃掉一样，还吐不吐骨头一样那种。 <laughs>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我就是穿衣服还能看一眼。